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三十七集，洛寒识海中某种无形的屏障骤然破碎，心魔消除，他的心境和修为上限立即提高一大截。洛寒原以为修仙修魔的人才要面对心魔。 没想到他也要经历心魔。心魔并非魔物，更不是某种修炼界限，它是旧的自己，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关。只有战胜了旧我，才能迎来蜕变，成为新的自我。洛寒调整好心情，将竹杯妥善收好，继续前行。他感受到手指细微的凉意，这个戒指也如它的主人一般，内敛沉静。 但永远站在他的身后，仿佛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他回头提问，林青霄都可以完美解决。这一次，洛寒也如之前许多次那般低声问：“林青霄，你说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他的声音消散在虚空中，许久没有回应。自然是不会有回应的。洛寒叹了口气，收起戒指，打算继续往前走。 虽然他并不知道他走的方向是哪里，只要活着就要前行。但是这次，就在洛涵提步的那一瞬间，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手镯亮了亮。他惊讶地举起手，看向这个许久没有用过的生日礼物。手镯发出一道细微的光，似乎在告诉他从这个方向走。洛涵争冲良久，迟疑地问：“爸。” 手镯快速地闪了两下，随后就沉寂下来，似乎在催促他快点儿。洛寒产生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，他不久之前才试着问过，没想到竟然真的得到了答案。洛寒不再耽误，立即朝着父母指引的方向走。手镯亮起的频率并不高，每次在他走了很久、即将分不清方向时，手镯就会亮起。 给他指引新的道路。洛寒就这样一边自保，一边在虚空中赶路。后来他发现赶路太慢了，干脆想办法驱使虚空异兽当坐骑。他不再会刻意捕杀空间兽，但是如果有异兽扑上来，他也不会手软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洛寒已经能熟练地挖出空间兽内核，能清晰地分辨出异兽的品种。 他的储物戒指里甚至开始堆积懒得处理的内核。在一个十分寻常和之前那些日子没有任何区别的一天，洛寒毫无预兆的在尘埃尽头看到了一个熟人。他人身蛇尾，站在朦胧的黑暗中，身后是一团白色的、绚丽灿烂的星云。是女娲。洛寒醒来时。 处在一池子清泉中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一株繁盛青葱的菩提树生长在水池边。洛涵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在虚空太久，他都快要忘了这种灵气充溢的感觉。一呼一吸间，灵气随着空气进入五脏六腑，不断的滋润着骨骼脏腑，所以这里的人普遍比其他地方修长白皙，而更灵巧。 前几日，洛寒顺着父母的指示走，在神志麻木的时候，突然见到了女娲。洛寒那时候刚刚进入修仙世界的星域范围，被女娲感受到。女娲出来一探究竟，认出来是洛寒，就将她带了回来。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如果让洛寒自己走，估计他还要再找好几个月。洛寒在虚空域中感受不到时间。 可是根据他的脚程估算，大概有将近一年。洛寒前期靠自己行走，进程非常缓慢，后来是利用了空间兽赶路，他的速度才大大提升。只能说庆幸时空缝隙没把他扔太远，要不然即便有父母指路，恐怕他也会折腾不回来。但即便是抽的不远，这次要不是父母用手镯给他指引了方向，洛寒就算站在星云旁边。 也认不出来该往哪里走。机缘巧合，家父母帮助缺一不可。洛涵被女娲带回来后，无论神智还是身体都已经疲惫至极。女娲没说什么，就送他到水池里休息。洛涵不知道这是什么池子，但是泡进来后，精神和身体大为舒展，仿佛有什么凉沁沁的东西在洗涤他的身体。洛涵一路精神紧绷。 进入水池后，骤然放松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罗寒这一觉睡得非常舒服，他途中做了一个很舒缓的梦，梦中有蓝色和绿色的光点交织，他仿佛置身于大海，又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腹中，十分平静安详。等他醒来，梦中残留的感情仿佛还留有余温。 因为这个梦的关系，洛寒此刻心情非常好。他换上衣服，在水池边打理自己的仪容和头发。他用水面当镜子，在梳头发的时候，越看越觉得背后那株菩提树眼熟。洛寒忍不住回头，仔细打量这株树，最后试探的叫：“菩提树。”洛寒的话散在空气中，仿佛都有涟漪。 四周静静的，他正在奇怪，背后缓缓传来一个飘渺的声音。他尚未生出神智，还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洛寒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头发拢顺了，放到身后，起身对女娲问好。帝皇。女娲虽然也是神，但是她的地位比其他神高了太多，众神都会以帝皇来尊称女娲，以示她的功德。 洛寒还是个新人，突然在刚出狱后见到女娲，浑身都不自在了。女娲看起来非常随和，温和的问他：“你在净水中恢复的可好？”洛寒不由看向他醒来的水池，目光满是震惊：“净水，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净水吧？”盘古开天辟地后，女娲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生灵，其中所用的水就是净水。 据说女娲团土捏人，那些泥本是死物，女娲后来用水洒向泥土，那些泥人注入三魂六魄，这才会跑会跳。也是因为如此，世间才有“水是生命之源”的说法。洛寒猛地知道，他竟然是在净水中沐浴，还不知道在里面睡了多久。他太过惊讶，都变得语无伦次。原来这是净水。 哦，抱歉，我刚刚不知道，还不小心睡着了。女娲浅笑着摇头说：“无妨，净水淬体养神，洗筋伐髓。你进入净水后感到瞌睡是很自然的事，不必为此提心吊胆。现在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洛涵低头看向自己的手。 手上皮肤似乎又白皙细腻很多，整个身体灵巧轻松，仿佛轻轻一点就能飞起来。洛寒如实回道：“身体轻盈许多，好像少了很多负累。”女娲笑着点头：“不错，你在虚空徘徊许久，身上积攒了很多虚空尘埃，再加上你先前修炼方法不当，产生一些漏洞。” 现在所有的污秽都被洗净，你的身体筋骨剔若琉璃，再无一丝杂质。修炼产生的心魔渣滓也被剔除。你看一看，自己的修为是不是凝实很多？洛寒连忙内视，果然，他的修为变得凝练通透，曾经那些虚浮的。 或者因为不得法门走入岔路而引发的黑色斑点，全部都不在了。洛寒大致感受了一下，发现他的法力扎实很多，简直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。洛寒诚挚道谢：“多谢帝皇，您本就对我有大恩，现在还给了我这么珍贵的净水，我实在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回报您。”女娲淡淡一笑：“举手之劳而已，无需在意。” 女娲神通广大，地位崇高。对她来说，将洛寒从虚空带回仙界，为洛寒洗去杂质，确实是举手之劳。可是对于洛寒来说，这却是了不得的大恩呐。洛寒知道，以他如今的能力，确实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女娲的，只能在心中默默记一下，之后找机会报恩。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悬崖，悬崖边长着菩提树。 看石头的面貌，恐怕无论这个悬崖、这株菩提树，还是这池子水，年龄都已经非常悠久。女娲蛇尾摆动，朝另一个方向缓慢移去，一直到了悬崖边都不停止。洛涵惊讶，他正要提醒，发现女娲越过悬崖，稳稳的浮在半空中。洛涵将要出口的话咽下，默默跟上。 女娲下半身是蛇尾，尾巴有节奏的左右摆动，长长的衣摆搭在地上，划出一道好看的弧线。洛寒不远不近地跟在女娲身后，他像女娲一样直接踏过悬崖，落脚的那一瞬间，空中仿佛泛起细微的涟漪，他像是踩在水面上一般，柔弱无依，可是却能稳稳地拖着她。洛寒又往前走了两步。 圆环状的涟漪从他脚尖扩散出去，渐渐和女娲那边的涟漪连成一片，交织成漂亮的花纹。这种感觉非常奇妙，洛寒不由低头看向脚下无色无形的水面，水面如一张巨大的镜子，隐隐约约的，水面下出现六界的各个地方的画面，隔着涟漪，仿佛雾里看花，镜花水月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